第三部分，第十三到二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三点吗？改了，三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十三。你再试试白色的。 我觉得这双就挺舒服的，大小也可以。白色的更漂亮，不是了，白色的容易脏，还是黑色的好。女的觉得白色的怎么样？ 十四，真抱歉，本来我该去火车站接你的。没关系，我打个车就回来了，很方便。你那篇材料写完没有？差不多了，我再检查一遍就可以交了。那你快写吧。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 十五，你们这个月空调卖的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共卖了四百多台，几乎是上个月的两倍。天气热了，自然就卖的好一些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商场现在有以旧换新的活动，吸引了不少顾客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六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开灯？我也是刚进门，刚发现灯不亮，是不是停电了？应该不会，邻居家的灯都亮着呢。那就是灯坏了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 十七，姐，我要出几天差，你能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狗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要去几天？来回一共四天，我星期六就回来。你记得每天要带它出去玩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它的。男的为什么让姐姐照顾他的狗？ 十八，妈，我去打篮球了。等一下，你帮我把这袋垃圾扔到楼下。好的。带手机了吗？早点回来。男的最可能去哪儿？ 第十九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在北京，坐地铁很方便，很多人都选择坐地铁上下班。一方面是考虑到地铁速度快，并且不会堵车，不用担心上班会迟到；另一方面，地铁也不算贵，跟别的城市差不多。距离不同，票价也不同，最低三块。 如果使用一卡通，每个月超过一百块还会打八折，这样就更便宜了。十九，这段话主要介绍什么？二十。 北京地铁票最低多少钱？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“习惯成自然”这句话是说，一件事。 我们做的次数越多，就会越熟悉，习惯就会慢慢的养成。其实，养成一个好习惯，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。比如说运动，不少人刚开始运动时会感觉十分无聊，于是很快就放弃了。但坚持下来的人会告诉你，只要坚持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运动。 已成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二十一，刚开始运动时，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样？二十二。 对于养成好习惯，说话人觉得怎么样？